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三十四集。市集上的人看到部队今日就回来了，纷纷惊喜的大叫；有孩子的夫妻激动的抹眼泪；年轻的姑娘们赶紧跑回去告诉家人这个消息。 有些小男孩胆大，干脆直接追着队伍跑，集市上一派欢天喜地。林青霄逆着人流穿过热闹的人群，不紧不慢地朝洛寒走来。上次见他好像是几个月之前，洛寒有些微微的恍惚。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，可是战争的洗礼非比寻常，仅是三年，他几乎脱胎换骨。以前他性格偏冷偏静。 不喜欢争夺，也从不出头。但是这三年，他跟着荣成出入战场，见惯了如机器一般收割人命的战场，变得越来越内敛深沉。到后来，他自己也变成了除魔杀敌的机器。血与火的锻炼，让他迅速成长起来。如果说从前他是一把晶莹剔透、与世无争的冰霜之剑， 那么现在这把剑淬了火、染了血，变得锋芒四射、锐气逼人起来。此刻，林青霄背着人群走来，表情冷静淡漠，没有刻意流露出杀意或者威压，但是周围人见到他，自然而然避让开，带着些拘谨喊道：“林少将。”林青霄在军中立功非常迅速。 他这种一板一眼、不苟言笑的性格，在生活中给人距离感，但是在军队却非常适合。上面的前辈信任他，下面的士兵敬佩他，才三年他就已经成为独自领兵一方的少将军。林青霄走到哪里，人群就避让到哪里。最后，林青霄停在洛寒身前，问：“你怎么下山了？” 鹿晗回神说：“哦，我来找刘木匠买竹杯，没想到正好遇上你们回营。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到达之前怎么也不传句话？后方有些事，荣成神带着人在后面慢慢走。苏前辈让我先回来给贺学神报信，免得贺学神误会。”林青霄说完便问：“什么杯子？竟然需要你亲自来？” 林清霄刚才走来时，洛寒几乎觉得看到了后世那位天帝的影子，但是他一说话，就还是他熟悉的那个林清霄。洛寒说：“也没什么，我练习时间术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西恒的一个杯子毁了，他非要我赔。我甚至觉得西恒就是自己懒得下山买新杯子，所以才诓骗我。”林清霄若有所思：“我记得荣成神给营地传信的时候。” 顺便也给西恒写了信，西恒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比如我抵达营地的时间。洛寒一边走一边和林青霄抱怨生活琐事，他一回头，发现林青霄眼睛平静，似乎在想什么。洛寒悄悄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林青霄迅速回神，眼睛中的神色立马掩饰下去。没事，先去给西恒前辈买竹杯吧。 因为半路遇上了林青霄，他们两人一起去刘木匠那里做新杯子。说实话，林青霄处在院子里的时候，刘木匠非常害怕。但是出了名冷脸的林少将和洛寒神说话时，耐心细致，声音温和，竟然十分好脾气。刘木匠心里的想法乱七八糟，他赶紧做好了，将一整套新主杯递给他们。 刘木匠本来是要交给洛寒神的，结果林青霄看着在认真听洛寒说话，手却很自然地伸出来接东西。刘木匠内心哆嗦了一下，赶紧中途转向，双手递给林青霄。林青霄接过东西，付灵石后就陪着洛寒一起回营。等林青霄走后，刘木匠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太吓人了呀！林少将都不需要说话。 他只是站在这里，院子里的鸟都不敢叫。托了这位冷面少将的福，他今天竹杯切的非常整齐，一点失误都没有，工工整整的，都能码成一条直线。刘木匠唏嘘，恐怕唯独在洛寒神面前，林青霄才会有温柔好说话的一面吧。林青霄和洛寒慢慢往营地走，他看到林青霄的佩剑，问。 九霄剑补好了吗？林青霄解下剑给他看。上次对战魔神的时候，九霄剑被魔神打出一道裂纹。等林青霄进入军队后，九霄剑被荣成神等人看到。他们说这柄剑构思精巧，可惜材料一般，这样裂开太可惜了，就给林青霄搜集了炼剑材料，在九霄剑的基础上重新熔造。九霄剑材料一般。 林青霄没有反驳。和钟鼓比起来，九霄剑的原料确实一般。能入神眼睛的材料不会差。九霄剑第二次重塑的材料非常惊人。林青霄自己就会炼气不需要担心炼气师会辱没了材料，无需假他人之手，他自己就练好了。自己动手显然比别人更上心，而且对剑和主人之间的契合也更了解。 林清霄的九霄剑重塑完毕后，所有见了这把剑的人都赞不绝口，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某把神兵。洛寒上次见林清霄时，九霄剑还没有完全磨合好，他并没有见过成品。林清霄将九霄剑拉出一小段，仅是刚刚出鞘，洛寒就感到一阵寒气扑面而来。东西好到一个层次，就算是外行人。 也能明显感受到优劣。洛寒点头，由衷称赞：“好剑，中古的材料，后世的技法融合在一起，果真逆天。”林青霄将剑收回，说：“这得多谢几位前辈。”荣成神提出给他找材料，慢慢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相互挑剔，最后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材料。 可想而知会是什么等级呀？说话间，营地就到了。一个半大少年守在路口，他见到林青霄，眼睛一亮，转而又看向洛寒，动作变得迟疑。林青霄已经看到他了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少年讨好的笑了笑，凑上来说道：“啊，少将军，贺虚神找你。”林青霄眉毛微微皱起，洛寒见状，立刻说。 贺虚前辈找你肯定有事，你先去禀报正事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我先去把杯子放到西恒那里，然后就下山去找你。少年眼睛瞪大，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但是又不敢说，赶紧低头。林青霄无奈点头说：“好，只能如此了。你自己路上小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这段路洛寒已经走过很多遍。 对他来说，早就熟悉的如同喝水吃饭。洛寒见眼前这个少年面生，便问：“这是谁？之前怎么没见过？”少年见自己竟然被年轻漂亮的洛寒神点名，惊喜的抬头。然而还不等他说什么，就被林青霄截断：“路上遇到的一个少年，无父无母，家破人亡。荣成神就做主将他收在队伍里，正好编到我这一队。” 小泽，去给贺旭晨回话，然后回营训练。小泽根本连一句话都没说，莫名其妙就多了一份训练，他悲愤难当，不敢再在洛寒神面前杵着，委委屈屈地说道：“是。”小泽跑远后，洛寒看着他的背影，问：“他跟在你身边做事？”“对。”林清霄说：“他父母不详，连自己姓氏都不知。” 荣成神见他可怜，就吸纳他进军中。他阵法天赋尚可，荣成神就让我来带他。洛寒明白了，这种事儿在中古时常发生，到处都在打仗，孩子失去了父母后无家可归，就只有从军一条路。军营里好歹有人管，自己流落在外就不一定会遇到什么了。军队既是军队，又是收容所。 现在仙魔对立，身份就是天然的阵营，倒也不怕混入奸细。我先走了，你去忙吧，一会儿见。林青霄看着他步步远去，忍不住提醒了一句：“我在山下等你。”洛寒没有回头，背对着他招手：“好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洛寒顺着熟悉的路上山，这条路他已经走了许多遍，对这里一草一木、一点一滴都十分熟悉。 慢慢的，他的脚步停止下来。不对，几乎是洛寒停下来的一瞬间，四周突然降下一片阴影，将他笼罩在内。魔神，洛寒立即就察觉出来。洛寒脸色严肃，他没有想到魔神竟然如此纠缠不休。都已经过去三年，他还对当初的冲突念念不忘。 还特意挑西恒不在山上的时候来。洛寒后退一步，警惕地望着周围。明明外界是晴天，洛寒身周的空间已是一片黑暗。魔神布下结界，将他和外界的联系斩断。这下就算是西恒和贺虚也察觉不到这里发生了变故。洛寒对魔神不抱任何侥幸，他手中暗暗蓄力，突然攻击。 洛寒非常明白，无论他还是魔神，动手时都不会给对方留余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魔神神力比他雄厚得多，洛寒唯一能倚仗的就是法则。魔神还没有修炼出自己的法则，或许这是他的空子。洛寒使出时空术，想利用时空缝隙将魔神的屏障撕开一条缝。 只要他能打开一丁点缝隙，借机放出自己的气息，山下鹤须西衡就能察觉到。魔神感受到时空的法则，大为吃惊。才一眨眼的功夫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就学会法则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魔神心中又惊又惧，其中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嫉妒。他突然发难。 阴影如四道墙般层层逼近，无论如何，今日他必须解决这个新人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